不好，有大雨。师傅抱你走啊！师爷，用这扇子罩着点儿。大道，必正其身，静其心，去 <laughs> 其六欲。成这边来。你那里背光。成前，我吃肉 <laughs> 长个子，你呀。 小豆子一个，说什么死不死的？小泉，这些事等你长第一就明白了。鹏程万里，第二时上下求索，第五式返璞归真，呀！看明白了吗？ 看明白了又怎样？练成了又怎样？嗯，还是小钱有悟性，好孩子，做的很好。就算是能翻云。 也再也听不到您称赞我。 <laughs> <laughs> 不行啊，师父。对了，您之前说四圣来杀师祖，四圣是谁？为什么要杀他？您说一个死了，剩下三个重伤的还活着吗？蒋鹏与师祖入魔道，和他们有关吗？剩下三个人在哪儿？告诉我。 师傅，您说话呀！过去的事都被师傅埋进土里了。快起来吧，有人等着你呢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 <laughs> 水坑，这是师傅的木剑，不许咬！哎呀，快把碎木头吐出来，吐干净啊！哎，快漱口！ 别哭，快漱口！ 就在河边坐着，别乱动，我给你抓鱼去。哎，这是有了。 うわっ 成前，如何呀？唐 <laughs> 天前院，连一条鱼我都抓不到。成前啊，成前，你一天到晚谁都看不上，只想着将来能做绝世大佬，可现在……呢？ 吃的都弄过来，说不定今晚就和小师妹一起进了那只野兽的肚子。水康，天快黑了，咱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过夜。 是的，咱们往上游走。别怕，几只狼而已。你的翅膀呢？我们飞走。 万离，海潮剑法，出来了，飞起来，水坑，飞过这座山谷。 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《七二九声工厂》猫耳 FM 联合出品，《六爻广播剧第一季》第十话，我在。小周全都放出去找人了吗？都放出去了，你还杵这干嘛？ 求你帮忙啊！是李渊韩渊铜钱的行李里找到有用的东西没有？别催，别催，正翻着呢。主要找关于符咒的。韩渊不要翻那一路，那边的他还没拆捆呢，不一定看过。快点！啊，大师兄，你看是不是这本书？我看看，刻符咒之人与追踪符，什么破玩意儿？ 确定是这本吗？哎，上面说了什么？少爷，有一位军人找你。吵什么？人都丢了，忙着呢。这上面说是刻符咒的人和那追踪符咒之间有感应。哎呀，水坑身上的东西是我亲手刻的，刻完就跟放了个屁似的。这感应什么？师兄，别吞吞吐吐的，要说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？ 我们当时那个追踪符可能是不成功的，但是小铜钱，哎，那个小崽子天天端着个我很靠谱的臭架子，我怎么就忘了他才刚入门？要是真靠谱，现在能失踪吗？哎，少爷，他们捞上了这个腰带，是我在小师妹腰上绑的，中间的追踪符不见了，追踪符。 什么追踪符？他是刚才单挑那个大魔头的唐晚秋，唐真人，他来做什么？前辈来了也不通传一声，要你们干嘛用？的？少息怒，没事。这不是灵石的东西吧？哦，这是我们小师妹的，她年纪还小，我们出门在外，怕她走丢了，挂她身上以防万一的。真人见谅。 家师眼下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要么您先进来喝杯茶。嗯，我看你们还是别找了，就凭你们几个刻出来的符咒，早就被那两个大魔头炸成碎末了。这个四方脸的女人是特意跑过来给我们添堵的吗？青龙岛岛主命我来请你们上岛，跟我走吧。啊，师兄，呃，呃，晚辈的意思是，岛主为何屈尊要见我们这些后辈？难道是认识家师？ 可是家师方才不知所踪，能否请岛主帮忙？已经在找了，走吧。 客官，请慢用。哎，有劳小兄弟了。客官是刚来青龙岛吧？嗯，我和我哥对青龙岛慕名已久，想等着过几日在青龙会市上多和前辈高人切磋一二。哎呀，这个呀，二位放心，咱们青龙岛啊，可是名副其实的仙岛，四季如春，仙雾缭绕，就是个世外桃源呀。来来往往的修士那是数都数不过来。 更何况这十年一次的仙市一开，这岛上就更热闹了。嗯，若有机会可以面见青龙岛岛主就好了。呃， <laughs> 这个嘛，不瞒二位考官，咱们岛主位列四圣之一，常年闭关，不怎么露面，好像也不怎么管事儿。哎，但是昨天有点例外。昨天？怎么例外了？哎，二位刚来有所不知啊。 昨天，岛主特意出来见了扶摇派的大弟子。啊，扶摇派，没听说过呀。就是啊，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。听说呀，是他们掌门和俩弟子失踪了。岛主竟然放出话来，说青龙岛上的一切人力物力都能借给那个大弟子用来找人。之后还给他们一行人安排了住处呢。竟有这种事儿？可不是嘛。 十年一次的仙逝岛主都不露面，也不知道这些小崽子何德何能，能受他老人家的青睐。哦，对了，您二位是没见过他们的排场，那可是坐着最贵的船来的，道童丫鬟还带了一堆呢。 <laughs> 有意思，日后倒是想会会这扶摇派的人。 少爷，小玉儿来给您梳头了。少爷，少爷已经走了。啊！我是不是起晚了？糟了糟了！少爷要是怪罪下来……不是，少爷听说是有了掌门他们的消息，昨天后半夜就走了。岛主安排了一辆神雕拉的车带他走的。终于有消息了，太好了！咱们上岛都已经四天了。哎，那他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？没说。 还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呢。啊！我跟你说，别告诉别人。昨天晚上，我听咱们家少爷和二师叔说话，听那意思，要是有个什么万一，我们恐怕一时半会儿就回不了佛妖山了。要真是那样，你可得记着，这岛上都是真人，不论品行好坏，都是能呼云唤雨的能人，捏死咱们就像捏死个蚂蚁。你们几个姑娘千万不要乱跑，也不要随便得罪人家，听到没有？ 好，小道友，饿坏了吧？我从村民那儿要了碗粥，快垫垫肚子吧。谢谢前辈。水坑。 都喝了。 <laughs> 等等。记得我说过什么吗？记得就给你吃。嗯嗯嗯嗯嗯嗯嗯嗯，吃到作揖了。吃吧。嗯嗯慢点喝。嗯。 贵派怎么收了一个这么小的弟子啊？他呀，是有一回我一个师弟贪玩，偷跑下山，赶集路上捡到的。这几年年景可能不大好，想必是山下村里谁家养不起的。师弟瞧他怪可怜的，就给捡回来了。前辈您想，我们修行中人，十年二十年如弹指一挥。 却足够他从牙牙学语，长成个大姑娘了。年纪小一点不妨碍什么的，很快就长大了。你自己都还没过完一个弹指一挥呢，说话像个大人一样。哎，哦，对了，前辈，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哦，我们青龙岛主与贵派渊源颇深，所以岛主猜到了你们可能会在这忘忧谷附近，就派我们来了。 没想到我们在这里等了三天才等到你们，这几天受了不少苦吧？还好。水康，水康，你没事吧？ 师兄，包一下伤，就带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过夜，不师哥，师兄摘到好吃的果子了，你看。 你说这伤啊，没事儿，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了。 真人为什么没和你们在一起啊？师傅的事，我还是想等师兄们来了之后再说。哎，你看你这一身的伤，要我说，你还是先跟着我们回去疗伤吧。你师兄们就算昼夜兼程的坐飞骑过来，也少不得要一两天呢。来，把嘴擦擦。哼，我，哼，嗯。前辈。 我一个人是没什么，但是总不好带着小师妹，给各位前辈添麻烦。还是等一等师兄们吧。现在师傅不在，但师傅要我听师兄的，我也没有什么主意，不敢一个人擅作主张。这还叫没主意？从忘忧谷出来的人，不死也得少层皮，何况他还带着个小丫头。 明明都是强弩之末了，却宁肯在这风餐露宿，也不跟我们走，为什么还都不说？人在哪儿呢？啊，就在前面。大师兄，水刚，醒醒！大师兄来了。 <laughs> 有劳前辈了。回头我见到这俩小崽子，非把他们……你们，你们！二师兄，怎么身上都是血啊？这些日子你们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师傅呢？他怎么把你们俩丢在这儿？ 不是，还是回去说吧。你们聊，我们去周围巡视一下。走吧。 开的掌门就是你了，不，不会的。你，你，你把这个拿走，不要给我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师傅怎么会死呢？是我看着他魂飞魄散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 醒醒，你醒醒！ 小鸡，我哪里有丹药和伤药？你别着急，可能没那么严重。好，谢谢前辈。我我先我先把他抱上车。 您这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师傅呢？对啊，师傅怎么没有一起回来？你从哪找到他们的？我不知道。别问我，别吵，等小千醒过来再说。少爷，水打来了，放那吧。 我来帮三师叔擦身吧，你走吧，我来擦。大师兄，那位前辈不是说小钱的伤不算重吗？这都一天了，他他怎么还不醒啊？不只是伤。 他是在忘忧谷里的那几天，他一直都没敢合眼。那就让他多睡几天。你也陪了一天了，去睡会儿吧。我们帮你看着他。你们走吧，我盯得住。少爷，您一夜没睡吗？ 我帮您梳梳头吧，没心思。 还不行，这都快两天了。可是醒了以后呢？这是张满叶。大师兄，师傅让我带给你。如果小千说的是真的。 执师，执师，少爷，拿纸笔来，我要给家里写封信。收拾咱们的行李，把船准备好。等小倩一醒过来，我们立刻去向岛主辞行。少爷，我们这是要回扶摇山？回什么扶摇山？回家。啊，少爷，那门派……没什么扶摇派了，门派散了。 明白吗？反正咱们家有钱，足够让大家荣华富贵的过一辈子了。你们那几个师叔，想习武的可以习武，愿意读书的，我就送他们去考功名去。不就是多几双筷子的事吗？这，快去！就这几天了。好。 修什么仙，练什么刀，基础的符咒都刻不好，入门的剑法也练得稀松而无眼。别说大能了，这青龙岛上随便一个端茶送水的道童都被我修为高。当掌门？别开玩笑了。 这辈子唯一会干的行当，就是当少爷。 我熟悉的兰花香，为什么清淡了好多？终于醒了，师兄。 师妹呢？在小玉儿那儿，有丫头们看着呢。啊！掌门印，对，还有掌门印，我交给你了吗？看，已经挂在脖子上了。 到了忘忧谷，是因为那天我们画错的符。当时有一道强光，让我。 师傅让我从黄鼠狼的身上取下掌门印，让我把它交给你。他还说，我该好好练扶摇剑法的第二式了。然后，然后他就化成了光。 放进土里消失了。晚上给你煮碗粥吧，吃一点，然后上药。 也知道是怎么回事？他也醒了，明天早上就能回家了。回家多好啊！衣来张手，饭来张口，不必早起练剑，也不必夜里练功。大师兄，等等。嗯。 我的书没丢吧？你能让人把那几本剑谱给我拿来吗？怎么了？丢了吗？起都起不来了，看什么剑谱？师祖说，我们续上了扶摇派的血脉，就算起不来，血脉也没断。 再说，师傅也说了，让我今后好好练剑。 <laughs> 大师兄，去他娘的门派，散了！我是扶摇派掌门，老子还没死呢， <laughs> 大师兄。 你哭了。 有过往喧闹，安睡在山脚。岁月中多少凛冽的尘嚣，换作最招摇的年少。是修行浩渺，参不透明心一朝，某一日。 换一袍，尝悲欢味道，奔赴风雨飘摇。有太遥远的过去在心中回响，踏一步前尘万丈。若宿命漫长，困顿人世无常。 前途有多跌宕，不过生死来去茫茫。哎，不说这些了。其实当年扶摇派还是十大名门之首呢。真正让扶摇派隐没于世人眼前的，是师祖雪清哥。 你们这是回三师叔，掌门让我们搬一些他常用的衣物过来，另外还让我们简单布置一下您的房间。他还真打算住这了？ <laughs> 哦，原来是扶妖派啊！我看这讲经堂啊，不入也罢，什么猫猫狗狗的，都能脱上三姑六婆的关系进来。得罪了，多谢兄台赐教。刻毒的还挺密。敛。 前的白鹤，即往事迢迢。少年人的暮暮朝朝，再难有依靠。如是否沧桑眼角，百别后浮生在尘埃中修道。何时乘风扶摇？ 这奔向要去的天光，听身侧风雨万丈。逆行人艰苦，让心不再惶惶。可否扶摇直上？也曾跌撞着奔向远去的天光，听身侧风雨万丈。 一心人间苦，让心不再惶惶，从此扶摇直上。回身再看世道苍茫。